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五十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进出拍卖会最好做些伪装，连声音也要改变，但是却不能在街上就摘斗篷，那样反而更明显。 好在天照城的拍卖会流程已经成熟，设了专门的暗廊。洛寒第一次来并不清楚，他刚一进门都没有防备，眼前就陷入一片漆黑。洛寒吓了一跳，他本能地想寻找墙壁或者扶手，他的手才刚刚一动，就被另一只手按住。无妨，隔着黑暗，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传来：“我在。” 这个地方仿佛设了特殊的阵法，既隔绝视线，又隔绝神识。站在其中，仿佛变成一个聋子、瞎子般。洛寒本来应该紧张的，但是他的身边一直萦绕着一股清冷、纯粹的冰凌气，洛寒心里一下子就安定下来。仿佛只要有林清霄在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紧。洛寒安了心，按照之前林清霄说的。 拿出斗篷戴好，又在脸上扣上面具，把面容身形牢牢遮住。等洛寒整理好后，林青霄的声音如掐点般响起：“走吧。”洛寒跟着林青霄出门。这种拍卖会的暗狼都是随机传送的，入口随机，出口也随机。戴上黑斗篷后，连侍者也不知道来客是谁。等一会儿出去时，同样会经过暗狼。 只需要把斗篷掀掉，就能便装混入外面的人群中，无声无息，滴水不漏。走出暗廊后，眼前豁然大亮。会场足有三层高，最中间是开阔的平台，四周绕了三层包厢。越往上，包厢的装饰越穷奢极欲。最上方的水晶灯用顶级冰晶打造而成，晶莹剔透，富丽堂皇。外面明明已经夜幕。 这里却还亮得如同白昼一般。衣着讲究的侍者正在过道中穿梭，侍者有男有女，个个年轻貌美。一个侍者发现来了新客人，立刻迎上来：“两位贵客好，请贵客出示令牌。”林青霄拿出自己的入场令牌，侍者一看，马上毕恭毕敬的把他们引到最高层：“啊，两位请随我来。” 拍卖会的入场令牌是不记名的，可是对应的包厢却是固定的。洛寒直接走上第三层，三楼全是贵宾包厢，摆设和气氛与刚才截然不同，连灵气都比楼下浓郁许多。洛寒和林青霄进门后，侍者为他们递上了一本精致的名册，躬声说：“这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拍卖物品名单和介绍，小仙就在门外。” 若是两位有吩咐，随时召唤小仙即可。侍者说完后，十分懂这些大人物的避讳，很快就退出包厢。等他走后，洛寒确实松了口气。林清霄开启了包厢中的阵法，用神识检查过后，才说：“可以了。”洛寒把斗篷和面具摘开，包厢内都设立了阵法，里面能看到外面。 外面却看不到里面，所以露出真容也没关系。洛寒难得能不带木离自由行动，他坐到窗边，好奇地朝下张望。一会儿拍卖会就在下面举行。嗯。林清霄应了一声，拿起名册慢慢翻看。洛寒朝楼下望去，从高处看，一楼的拍卖舞台十分阔气。 看台下摆放了许多单椅，这些位置是不记名的，先到先得，自由落座。但是这些座位暴露在外，不够安全，视角也不够好，是最便宜的门票对应的座位区。相比之下，两边的包厢就要舒服很多，有独立空间，不会暴露身份，观看视野还好。所以越往上的包厢越贵，装饰也越奢华。 洛寒张望的功夫，楼下的座位已经林林总总坐满了，其他楼层的包厢门口也大多站了侍者，侍者守在门外，就说明里面已经有人了。人来的差不多了，看来拍卖会快要开始了。洛涵想起刚才的事儿，转身问林清霄。贺林兰在第几个？”“第七个。”洛涵应了一声，问。 确定是碧云秘境流出来的吗？林青霄将贺灵兰的文字介绍化形，空中立刻出现一个立体的贺灵兰虚影，下面浮动着文字介绍。名册上介绍，这株鹤铃兰是碧云秘境出产，拍卖会花了大力气，从一位碧云秘境的探险者手中高价收购。这次碧云秘境现世时间比往长短了很多，出产也极少。 本来许多人都等着这次的贺铃兰，结果却空手而归，连许多大家族派出的队伍也一无所获。碧云秘境中的贺铃兰越来越难寻了，因而如此，贺铃兰在黑市上的价钱一夜暴涨。这次拍卖会放出去贺铃兰的消息后，不少人专程为了贺铃兰，不远万里奔赴天照城。 拍卖会的名册上，好生烘托了一番，今年贺铃兰多么难寻，他们手上的这一株多么珍贵。洛寒听完后，许久说不出话了。洛寒明知道这里没人听得见，但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，悄悄问林清霄。原来贺铃兰这么难寻的吗？”“自然。若不是为了贺铃兰，叶子楠身为朱雀云州王世子，何至于跨越大半个天界，专程去碧云秘境一趟？” 林青霄说完，一眼就猜到他在想什么，不等他说话，就毒死了洛寒倒卖贺玲兰的心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现在不知有多少人盯着贺玲兰，每一处的来路去处都会被他们揪出来，没必要为了区区灵石冒风险。你自己留着，就算真的想出手，也等再过几年，风头彻底平息了再做打算。洛寒点头应下，其实他也知道危险。 并不打算真的出手。除了在极北之地时撞上了林崇玉，他们采其他几株鹤铃兰时，并没有被其他人发现。只要他们三个人不说，没人知道洛寒手里有这么多鹤铃兰。极北之地那一株，完全可以说林清霄自己用了。他们采药时本来就说了要给林清霄治疗内伤。林清霄掉下深渊是全天界皆知的事情。 他用来疗伤，合情合理。以林清霄的身份实力，恐怕还没人敢不要命的过来追问。但如果洛寒再偷偷卖出去一株，一旦掀起热潮，难免会有人追根溯源，查到洛寒身上。等到这时，他就没法给自己圆场了。洛寒要如何解释他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贺灵兰的下落呢？千万不要低估人心的恶意。 到时保不准有人心生歹念，直接出手抢劫，甚至搜魂。搜魂是一项非常恶毒的邪术，直接侵入对方识海，走马观花一般搜查别人的记忆。大脑是一个人最重要也最脆弱的地方，一旦被侵入识海，搜魂结束后，死人也成为痴儿了。洛涵最怕死，不过怎么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？ 何况，他现在虽然穷，但其实对灵石并没有很强的执念。灵石如同现代的黄金，说白了是一种特殊的矿物，只不过里面储存着纯正的灵气，故而被仙界作为等价物。洛寒是天道，天地万物在他眼中没有区别，堆积成山的灵石、河边的一株小草、林间的一只兔子，于他而言都相同。 都是能量罢了，灵石也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。能量在六界以各种形态变化，但是总体守恒。洛涵看到的就是守恒的能量，所以对灵石不必强求。平时打家住店拿得出钱来，足够支撑他在仙界活着就足以。洛涵想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：“我这个天道混的实在太惨了，贫穷。” 沉默，还要被逼学习。他纯粹出于好奇问：“拍卖会可以卖假货吗？”在拍卖会，只有买得起和买不起之分，哪有什么可以和不可以？林青霄淡淡的说：“不过一般不会。拍卖会会有专门的鉴宝师，自有一套严格的认证流程。若是买主高价拍回去，却发现是假货，岂能不找拍卖会麻烦？就算拍卖会背后都有背景。” 也不会给自己找这种麻烦，那就说明拍卖会也不知道这株鹤铃兰真假，或者说他们以为是真的。洛寒点点头，问：“如果没人管，那他们岂不是买卖什么都可以？”“嗯，天照城严厉打击人口生意，这里的拍卖会已经算是干净的了。若去其他城市，拍卖会上出现什么都不稀奇。”洛寒心领神会，悄悄地问。 比如炉鼎，林清霄一顿，他刚才说出人口生意后才察觉不妥，后面硬是隐去了细节。没想到他特意绕过，洛寒倒给捅开了。林清霄脸色微变，严肃地看向洛寒：“你怎么会知道炉鼎？”洛寒欲言又止，心想他知道的说不定比林清霄都多。他正在纠结要怎么应付。 外面的水晶灯忽然闪了闪，骤然熄灭。洛寒一惊，本能的回头去看。黑暗中三层楼都安安静静，随后一束强光从最上方打下来，一位戴着半镂空羽毛面具的男子凭空出现在看台上。各位仙子仙长，各位道友小友，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客，诸位晚上好。 欢迎来到拍卖会，我是今天的拍卖师青羽。拍卖师舌战莲花，声音极具感染力。在他的介绍中，气氛逐渐升温，穹顶的灯光也渐次亮起。但是这次亮的不是水晶灯，而是一些细碎朦胧的夜明珠。夜明珠点缀在屋顶、墙壁、走廊各处，宛如夜空中的星辰一般，辽远又神秘。 洛寒忍不住低声和林青霄交流：“主办方很会啊，这样换了灯光，又安全又有神秘感，太刺激我无语了。”洛寒的语气中全是一副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已经翻篇了”的熟人感。林青霄无奈地看着他，碍于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到底忍住了没提。炉顶，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幼子该知道的东西吗？而且洛寒不假思索。 脱口而出：“洛寒是来到仙界之后才接触类似名词的。这段时间，是谁给他灌输了这些？”林青霄虽然不言语，但是心里已经在回溯这段时间的人和事儿。林青霄来来回回检查了三遍，确定没有漏网之鱼。既然不是周围的人说的，那就是从书里看来的。可见，还是课也太少了。 都有时间看这些闲书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